进来。是。不知主子找西丹来有何事吩咐？秦州西家如今只能由大夫人当家。等去了秦州，你要多费些心。拿了钥匙不要声张，务必检查钱库出入。如今你要照看这样大的生意。 还要料理钱库，势必会遇些麻烦。啊，受着主子这般提携，不敢马虎。小的竭尽全力为主子稳住买卖。谢鸿轩当初只肯让你做账面上的活儿，如今我让你施展拳脚，你只需规矩办事，来日有的是你当家主事的时候。但若是蒙骗我，单是一个字，我就要你这条舌头。 主子，西丹不敢蒙骗主子。小吴，你带几位兄弟，护送这位西大哥。是，谢主子。大人，主子，此次你将西红轩饲养杀手、意图谋逆的事情上报，皇上可信了？证据确凿。 信与不信，便没有那么重要。听闻魏怀古见势不对，与门生先是参西红轩蛊惑圣听，又参他邪君涉险。藕花楼坍塌一事，实为西红轩自导自演。这魏家为摆脱诸事责难，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 <laughs> 大人，我带人搜遍了曲都大小街巷，盘查进出文书，就连西家所有宅子也都找遍了。 全都没有先生和几叔的踪影，你说，他们会不会在城外的庄子里？人定人还在曲都，西红轩就是要用先生威胁我。人若送出去了，反倒不好掌控。先生是个书生，可是纪刚师傅却难逢敌手。师傅是为了保护先生才随同前去，不该耽误这么久。但若是先生还在险境之中，那师傅肯定没法独自离开。 去叫费胜来，我有任务。呃，费胜是费家偏房庶子，承袭他父亲原职，做了四品千事，算是韩城的半个弟子。从前被乔天涯压一头，原以为熬了八年能升任北镇抚，可后来大人你， <laughs> 费胜搜查的能力的确了得，手下也都是些锦衣卫的能人干将，可他们本就和咱们不对付，近来更是与咱们的人摩擦不断。眼下这差事，他们怕是不肯接吧。 费盛既然在赵玉挂了牌子，就没有不肯的说法。这些人若不能为我所用，那么留着也是后患。你只管去换他。是。晋江文学城，唐九卿原著，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和积木联合出品录制，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二季第六集。 去东荣大街上吃一顿啊！我请客，得嘞！兄弟们都去啊，狠狠敲他一顿！哎，没出任务的可不许来啊！看他们能得意到几时？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都自家兄弟，谁跟他们是自家兄弟？谁稀罕啊？真当跟了个得势的主子？可不是，日子还长呢，走么瞧。大人，行啊，坐吧。 酒气这么大，费谦是当值吃酒，得罚俸吧？大人究竟何事请我？有件差事，旁人都办不下来，非你莫属。啊，是狱里头的差事吗？若是韩城指挥使下的令，给个文书，咱们兄弟就能办。不是赵玉的差事，也不是指挥使的令。 啊， <laughs> 啊，那就是大人的命令。嗯，办也能办，不过我近来还有听记任务，这不正赶上四月吗？去都柴米油盐价格浮动，我得盯着呀。你做听记，大材小用了。 我本就是个庸才，比不得大人，有皇上垂青，还生得风流潇洒，年纪轻轻就已是三品同知。我们嘛，就只能做点贱活混日子，别的不敢想，也不敢当。呃，过几日吧，过几日才有闲暇。这差事等不及。哎呀，那有什么法子呀？事有轻重。 我得办完手头的差事，才能接大人的差啊！这是纪无凡那会儿就定下的规矩，破不了。所以你等着吧。看好了，这是调令。这个，千世也能等吗？今年是你的升迁年，赶巧，绝西布政使江青山马上就要入都述职。江青山，他往后。 是要去中博做主持人的，可身边缺个锦衣卫督察。费千事还忙着呢。江青山是封疆大吏，跟着他办差就不愁升不了职。 <laughs> 嗨！哎呀，大人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您瞧我忒没眼色。嗯，什么差？您说。我要你把去都翻个底朝天，去找两个人。 呃，明着找还是？ <laughs> 明白了，这事好办，我就擅长这个。那大人给个描述，五天时间，我一定把人给你找出来。我只给你两天时间。好。 回来了，来人，将马牵进马房。是。主子，前几日听说姚公子回来了，虽然避过了画舫夜宴，但也会来登门拜访。姚文玉踪影难寻，还不知哪日会有兴致过来。他若来了，你叫厨房备些清淡的。他跟着海阁老待惯了，不怎么碰荤腥。是，属下记下了。 等下去拿些白肉和清水进来。猛今日也累了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等等，我的人来了吗？都已经到了小半个时辰了，此刻正在书房处理公务。用过饭了吗？没有，政府大人特地嘱咐了厨房，等主子回来了，一道用。 <laughs> 嗯，知道了。这刀你拿着，把鞘擦一擦，擦好了就送进来。 背刀还是得我自己来，是。对了，你叫人去把沐浴的水烧足。乔天涯呢？让他把他主子的蟒袍也给静怡房，务必在明日上朝前熏好香。嗯。暂且就这么多。这会儿就让人上菜吧，都记下了。二公子好贤惠啊，当真是个可心人。 <laughs> 在里头都听见了。 知道你二公子回来，怎么也不出来迎迎？忙啊！左右你回来，定也是要寻我的。别看卷宗了。啊，呀！菜上齐了，就退下吧。是。只吃粥怎么可以？再吃半个花卷。 我喂你，嗯。你吃鱼吧，刺已经挑出来了。我从前不喜吃鱼，就因不耐烦挑刺。现如今有人给我挑了，这鱼肉都变好吃了。 方才回来时，看你在查旧案，正是。行刺案时，我便与你说过，我推测八大家中有个能够控制局势走向的人。怎么？你想从旧案入手查出此人？要布下这样的局，需要很长时间。贤德帝在位的八年，对于设计中博兵败案而言，时间太短，须得往前推。 光成帝在位期间发生了许多事，这些事情都或多或少影响了局势走向。我断定此人必定也身在其中，所以我想借着旧案找到关于此人的蛛丝马迹。但要想光凭卷宗，怕也难窥卷景。你须得找个参与过那些事的人，或是知道详情的人。我眼下一时半刻想不到这样的人。我倒是有个推荐的人选。 但你要拿什么贿赂我？让我猜猜看，你要给我引荐的人是姚温玉吧？ <laughs> 聪明，他是姚家人，加之他是海良仪的学生。海良仪是三朝元老，又先后在行吏两部办过差，所以光成帝在位期间的许多事，姚温玉确实要比别人清楚。怎么样？这般的人物。 还不稀罕，久闻璞玉圆镯的大名，我是稀罕见他的。真本事还是假把式，一会便知。不过，他何时会来？过了今日，我后半月还有差事要办。 <laughs> 别人都是排着队给他递成名帖，沈大人倒是好大的牌面。他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谪仙，而我干的是俗差，既不能为我所用。 那么，即便我费尽心思前去巴结，也是劳而无功。我与姚温玉也仅算是泛泛之交，他朋友遍及天下，真能同他座谈的却没几个。说起来，他那客气疏远的寒暄，倒是与你同出一辙。你们打个照面就行，来日如有需要，也能谈点交情。好，那我就先行谢过二公子引荐之情了。这么客气。 那咱们可得算清楚，谢礼是什么？先去沐浴换衣吧，杂事稍后再谈。哟，这么贤惠，不过嘴上体贴只算一半不如一道洗了，省时省力还省水。 刚才的谢礼还没给二公子兑现，现下倒有我替你管。水温还好，啊，正好，许久没有这么松快了。 心情不好。教场休息已经结束，钱也够用。怎么了？我想给禁军增添火铳。火铳这东西金贵，兵部如今也只配给了八大营，唯有海良仪能决定这东西的去处，甚至皇帝都做不了主。李北被孤立的局势已然初步形成，你想给禁军添火铳，意在为李北铁骑做准备。 这样的心思太明显了，海良仪不同意也是必然的。他不同意，我也要想办法弄到手。李北有兵将，拿到图纸，总能照猫画虎的描出来。就是这图纸不好拿，这东西，海良仪与兵部必定看得见。兵部尚书陈真，算是海良仪一系。他虽与我爹有点交情。 但以往连我大哥的面子也不一定给，如今轮到我，无妨，总还有法子。陈真这条路不好走，他是启东人，对启东和李北本就有偏重。火冲，锦衣卫的工匠兴许有图纸，你还替我操心呢。戚红轩才死，他那些银库钥匙。 俨然成了无主的肥肉，眼下谁都盯着你，恨不得扒了你来找钥匙。你又正招同僚妒忌，火冲这事无需你管，二公子有法子。我已与大哥说了，先前运送的两百万两银子不入丽北，停在此州。你何时回去，这银子何时拿出来？不过这四百万两银子够玩个鬼。 其实我们能拿到不止四百万。谢宏轩的大嫂和西丹一直在套他钥匙的去处。西家钱库的钥匙共六十八把，其中三十把我知道。小二，你突然脑子神劲？莫不是穷疯了吧？我是疯了，怎么着？ 二公子给你带上了，现下除了这个。 像狼崽似的攒着星星，要跟那一匣子的珠玉耳坠一样，把世间最好的东西，尽数都塞给我。你做的总是。 我，嗯，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。我弟以前在本子里写的就是有一个。闭嘴！哎，你这酒看着不错。嗯，好酒，喝酒误事，带着酒气铁定要挨骂。这酒，我可就独自享用了。 观春，哼，倒也自得其乐。不过要是能趁着春意弹上一曲，岂不美哉？说起来，我的琴还搁在这儿呢。嗯。胡奴，莫要弹完。 是他，积石有玉，裂松如翠，狼雁独绝，是无其二。 <laughs> 也只有这样的人，才配得上“璞玉原琢”这四个字。雨晴烟晚，绿水新池满。这位小公子。 倒是颇有闲情逸致。双燕飞来垂柳院，小阁画帘高卷。 <laughs> 这是冯正中的字，兄台博学。 <laughs> 不敢。我看小公子这是在学琴。这曲子不必再看，你想学，我教你。 <laughs> 想酒酒便到，求曲曲便来。 兄台可谓是我的福星啊！这宅子春色好，可惜无人赏。我访春遇见你，是缘分；又听着这曲，还是缘分。世间难得知心客，我别的不行，只有琴弹得好。你错过了我，便再也没有人教得起你。怎么样？你学还是不学？ 是师之有是父也，拜师可以，但为人师，必先得教人服。我乔天涯不说假话，你肯信就拜，不信就罢。 <laughs> 我信你了。 大人，这两日费盛翻遍了曲都，最终在秦王府发现了先生和几叔的踪迹。这里几日前还有人住，喝的是绝西白马粥春茶。西红轩倒是没亏待他们。这里有具尸体，这人是被捏死的，死了有几天了。他死前还受过刀伤。 尸体背部的刀伤凌乱，显然是不懂刀术的门外汉胡乱砍的，刀刀没中要害，所以才会选择掐死他。这人应该是被他们合力弄死的。我疑心那位师傅受了伤，先生万不得已才自己拿了刀。尸体既然能摆放得这么整齐，是不是意味着先生和师傅还没有到慌张的地步？哎，尸体也可能是别人摆的，他们再次被转移。 但这一定不是西红轩的安排。沈大人要找的人，定然还在曲都。各个官宅王府都有专门的护卫把守，要想藏几个人，易如反掌。对不住了，在下才疏学浅，只能替沈大人找到这里了。费胜走后，我又在那屋内探查了一番。这是我在床下发现的，烧的只剩下这些了。 这些字是先生的手迹，这些正是我与先生在招罪寺里对谈的策论。先生向来谨慎，为了防止消息泄露，自有一套阅读办法。这些文字若按照寻常顺序看，便像是风言风语，完全没有头尾。但是先生现下却把手机烧毁了，是因为形势所迫，还是因为担心看押他的人？ 能够读懂。宋月，在，备车，去梅宅。吁，主子，咱们到了。镇府大人怎么来了？你家侯爷在哪儿？啊，侯爷才出门，请薛修一吃酒去了，晚些才回来。大人，需要我即刻去请侯爷回来吗？ 你只需去给他说，我今夜歇在这里，让他吃完酒便回来，但也不必让他立刻赶着往回走。薛秀义不好随意打发。是。次安，回来了，怎么等到这么晚？有事留个条子便是。 明早起来再谈也一样。有些事情需面谈，三言两语说不清。来，将大氅披上。入夜了，当心着凉。我们还是按照顺序来，你先还是我先？我有很多事情还没有想出头绪，你先说吧。两件事。今日我同福满交谈，这几日到处都有人在打探西家的银库。兰舟。 你的动作要快了，西丹已在回秦州西家路上了，下个月就该有消息。别人倒罢了，就怕海良一打定主意，要把西家家产收入国库。若是如此，你便失了先机。嗯，还有一件事，福满还说，花香一与七世玉的婚期定在了芒种前夕。这场联姻是国事，宫中内务繁杂，关键衙门不能缺人，所以旨意已经下来了。 掌印太监是封权，先前听闻谢红轩说，慕如是挨着他们的人，封权又是慕如的弟弟，这之中定有薛修卓的推波助澜。说到薛修卓，今夜听薛修一说，当时薛修卓买的那批妓子，最大的十八岁，最小的十四岁，男孩女孩混杂在一个院子里。这是名册，去读八成。 钟博、觉西，他买人不看籍贯，多半是为了混淆视听，让人即便想查也无从下手。嗯，怎么了？看到谁了？灵婷，这名字我在香云房听过。灵婷，妈妈怎么还叫灵婷？总是忘了那个小妮子已经被赎出去了。这些都是香云的人。 他喜欢精灵的孩子，所以以“林”字为姓，给这些厨都起了名。薛修业还说了什么吗？还说了件古怪的事。薛修竹让那些女孩学琴棋书画，却请了先生教那些男孩策论与时政，确实古怪。他若是想要学生，太学里有的是人想要拜他为师，但他却这样教从青楼买回来的男孩。这些人是贱籍，即便真的学出了什么名堂。 也入不了世，于他而言有什么好处？薛修浊，不对。你我先前都漏掉了一点：薛修浊与西红轩讲好，他要聘青楼厨，藕花楼给不起吗？可他却专门花了银子在香云坊买，说明他根本是冲着其中某个人去的。只要是流着李氏的血，那就是皇嗣。 没错了，先帝。先帝在位八年有余，没有子嗣留存。这些人最大的十八岁，最小的十四岁。若真是皇死，能对得上时间的只有光成帝。光成帝他摆脱不掉华家掣肘，那就只能在宫外想办法。藕花楼底下被挖空田钢一事，除了我，只有薛修卓知道。坍塌案的目的就是除掉李建恒。我之前一直想不通其原因。 如今假设薛修卓手中真的握着皇嗣，那么一切都能理通了。魏嫔是他杀的，为的就是除掉他腹中孩子，紧接着便是要杀掉李建恒。若真是如此，那皇嗣就在那批人中。这个皇嗣不能留。兰州，这些人一个都不能留。西鸿轩谁也不信，单就信薛修卓。他以前事事都要问过薛修卓，这次拿住了先生。 必然也不敢自作主张。先生的事情和薛修卓也脱不开干系，但他既然肯把人转移走，就说明先生对他而言还有用处。想来他不会贸然对先生痛下杀手。薛府里藏的事情太多，我得想个理由，从皇上那里讨一份搜捕特令。想要出动禁军，必须得是证据确凿的大案。如今这般的试探，还是要靠锦衣卫。薛修卓事事谨慎。 平常外官归都孝敬的兵敬，他也一概不收。他在督察院言官眼里最是干净，所以就算是锦衣卫，恐怕也难以找到理由去查他。大张旗鼓的查，定会打草惊蛇。眼下他在明，我们在暗，我们就仍旧是主动的那一方。宫外事皆好说，但是宫内事，却要更加留心。他既已对皇上起了杀心，又有慕如、风泉姐弟俩相助。 那便是对皇上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，着实让人不得不防。封权才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，凭他的资历，必定会受内外朝一起责难。福满顶在他下面摩拳擦掌，海良一又厌恶宦官，若是让他内外受困，自顾不暇，他就没有余力再替薛修卓办事。稳住皇上也是关键，皇嗣一事不能传出风声，否则人心浮动，必成乱局。 不论薛修卓手里握的是真龙还是假龙，大周的皇帝都只能是李建恒。即便日后要立储君，那也得立李建恒的儿子。大人，卑职葛青青有要事禀报。进来。大人，西丹打开了西家的钱库，可里面早已被人搬空了。不过好在西家在各地的铺子还是由西丹打理。二郎。 我们被薛修卓耍得团团转呢。无妨，想要转移这么多钱，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做到的事情。他办得再干净，也不能瞒天过海。葛青青，你今夜就召集人手去秦州，沿途细细打听，把近两年崛起往东北的大货买卖都记下，让人报给我。是。陈阳，你去出一封缉拿江洋大盗的公文给葛青青。 就说大盗流窜绝息，禁军不便出都追拿，便委托给了锦衣卫。明早我亲自去兵部和刑部呈报。是主子。 也曾慌转。酒里关，天地，正可风清朗。假意真心引来风月照肝胆，神州之下好作伴。往事千军悲欢，梦外一生清欢，无情世界谁比谁苦？ 问到尽头，竟会惧怕这一生太短。你只恨天无端，我只血海无岸。深夜一线，一步步登攀，执念在我命。 过去是彪炳春秋的人物，可惜跟错了人。如今我仰慕先生，想请先生再做帝师。我齐慧莲虽不是神仙，却也不肯将就。此生有两个学生足矣，这别的人嘛，我教不起。头发编好了，觉得好看吗？二公子辫子都编得这么翘。 也算是博学多才了，二公子这是熟能生巧。你瞧这浪淘雪晴的小辫好看吗？那都是我给编的。丁桃，桃子，你哭什么？侯爷出事了！刚才得的军报，前日汉神不月境与世子在东山脉相遇，世子，世子重伤，咱们败了。兰舟，利弊铁骑是打州的铁骑。 他有老爹亲手记录，这么多年，曲都还是不明白，我们是在离北做铜墙铁壁，不是乱臣贼子。我知道的，子安，我知道。